锵锵三人行，这个家辉兄，这还有伟杰啊，今天伟杰来了。伟杰，我想问问你啊，对于这个，哎呀，今天还聊这个， <laughs> 因为太火热的话题，必须要再聊一下。我跟你说，也没有别的办法。嗯，你知道最近呢，这个《新周刊》搞了一个什么电视榜的评评奖啊？哦，他的这个什么新闻就有一个时评节目啊，是空缺的。嗯，你知道，就是就是等于很多新闻类的奖项啊，在中国。 要不就瞎评，要不就空缺。嗯，为什么？没有新闻。 <laughs> 就像我今天说，这个礼拜我跟这个这个这个主编就说谈什么话题啊？嗯，谈什么没有话题？ <laughs> 你知道吗？这些哎，我觉得真的有意思哎。他们说台湾，他们说台湾批评说台湾这种小家碧玉的哈，这这个闭门自造车的，这个见不到任何国际新闻，就自外于整个世界哈。 我告诉你，我在中国看到的只有国际新闻，你知道吗？这是一种反差很大的。对，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些这这近年来没有什么可聊的新闻。所以所以新周刊今年的这个班长就给了窦文涛， <laughs> 拿了其中一个奖。 <laughs> 来恭喜恭喜恭喜！实 <laughs> 在找不到什么可以颁的，那个那个他还是就是他主编，我必须替替报，我觉得我要兼差狗狗仔队，他们是。 哥们啊，老朋友、老同事，对不对？就找不到可以搬的，要打给文涛啊，你来一下吧。有时间，schedule OK 的那个人。而且听说不是特地请他去，文文涛，你当天刚好在北京，我颁个奖给你，是不是？而且说来那天我还说，四月一号颁奖，我本来我说我就不去领奖，后来我一听这个日子，我说这可以去，我说这不是反映我有荣誉感，而是反映我有幽默感，对吗？而且这么巧。 你知道吗？嗯，四月一号，你可能都忘了。嗯，这个一九九八年四月一号是我们《锵锵三人行》开播的第一集， <laughs> 就等于就到这个愚人节啊，我们就这个日子，我们整整十六年了。哇，对，四千就是我就算嘛，一年就算。 两百五十集节目，十六个二百五 <laughs> 就是四千四千集，所以我跟他们说，我说我觉得你们太有意义了，一定我说你们不是讲给我的质量，你们是讲给我的数量。 <laughs> 我说你们不是讲给我活好啊，你们是讲给我时间长， <laughs> 一劲儿做了十六。就是有周生成，就讲这个感觉吗？快有了，太有了。可是我觉得文涛在羞羞辱我，我拿怎么可能忘记第一集嘛？你记得吗？第一集我是嘉宾啊，可是刚好我在上海。 什么飞机延误误班来不了，我就请那谁啊，李淳恩，李淳恩，李淳恩来代班。这还真的是家辉啊，这是伯乐，包括我们的这个文道哈，这些嘉宾呐，都是他推荐给我们没有来换他他发掘来的，你知道吗？没有，李淳恩不是啊，文道文道。 我绝对不能沾功嘛，文道不管是文道，基本上是老少咸宜嘛。哎，我说今天今天我们是谈文道还是文章啊？ <laughs> 都可以。我刚有点 <laughs> 其实背后背后都差不多， <laughs> 对对对，背后都差不多。哎，对，我就说这个事情，他我就说这就是八卦媒体的成功嘛。那你们要这样，我就要这，那那我们就来，对吧？我现在，所以我决定，后来我一下子就是思维贯通了。 我决定就，既然大家这么爱聊啊，那我们就来聊。我们就聊。我准备呢，连续就 <laughs> 是谈一个月。谈一个月。你们不聊吐了？还好我们先来，你知道在后面来可能不知道要聊什么。昨天算第一集， <laughs> 还好我算第二集今天第二集，而且我发现每一集我都能提出一个主题。嗯。今天我要提出的一个主题是，哎，咱们先问问问问问伟杰啊，这个又婷我没叫错名字啊。 <laughs> 又婷说呀，她是什么反小三协会会长。嗯。我先请问一下你的态度。 我就是我觉得啦，就说我觉得小三会成立，一定不是小三个人的问题。我觉得就一个巴巴掌拍不响，一定是有别人的问题。所以每次如果发生这种小三纠纷，大家光打小三，我都会觉得说，这男的应该也要同时被打。嗯，他是这么看。对。大家有有光打小三吗？通常会啊，要不然就是这种男的可能就会大婆打小三而已嘛。大婆打小三，但这个男的都会通常新闻上这个男的都会消失，或这个男的就会。 保持沉默，或者是最后就会选边站，有些不是还会发生，就是呃跟大的一起打小三嘛。可是我真的觉得，就是如果一的苛责小三，我觉得男生也是要负一样大的责任。嗯，佳辉呢，你怎么看？ 没有，因为假如你问到小三，我一定反问，先反问说哪一类小三？哎，小三是有分类的， <laughs> 真的吗？对，因为坦白讲，你跟一个人交往，他在你的心中的位置，嗯，说呃比较难听一点了，他的作用、他的功能、他的功用哈，或者说他在你心中有哪个意义不一样？有些小三呢，你真的是爱的。 对吧？慢慢不管什么样的状况，谈了感情出来，有些小三就是可能身体的交换哈，快快感的交换。前面的小三爱吗？可能为了快乐，后面为了快感，当然也有两两种都有嘛哈。然后还有一种小三，我们以前也谈了，就是说有点像降落伞一样，你找小三呢，其实不一定是为了爱，甚至不一定是为了为了身体的快感。 是你本来的婚姻有些有些有些呃危危机，有些问题。那你跟那个人交往呢，就是好像从你的原来有意无意找了借口给自己，从原来的关心里面跳出来。为什么是降落伞呢？你从飞机跳下来之后，你不会带着那个降落伞回家吃饭吧？一定丢掉了。 对吧？所以你从婚姻折好收好，再收到下一次还可以用啊，这才你没看过人家跳降落伞，不会收好的， <laughs> 你吗？都是别人来收的。别人来收，对，一跳下来就走了，马上就走了。这个我就想提出一个什么问题啊？从文章的这个事情哈，他们说了那么多，不是几百万人都在说吗？其实这里面关系到一个问题，就是，哎，我觉得中国人呐。 我们都是从村里出来的，你知道吗？就是呃，这么十几亿的人口啊，呃，有些人还生活在一百，有些人的脑袋还是一百年前的脑袋，但是有些人已经是五十年前的脑袋，但是有些人可能已经是五十年之后的脑袋。你知道，这就是现在中国舆论界的问题，就是我们人口太多，然后我们变化太快，可是我们脑子里的观念呢，那互相间拉开的太远了。你比如说，有的人。 你比如说，我要不是主持人，如果是在我的小圈子里，就觉得，哎呦，这事儿你们还聊呢，太太太老土了吧，对吧？但是你又必须承认，这就是大家关心的。所以这个里面有一个共同的问题，比如说，我觉得这事儿里边就可以提出来，婚外恋是对还是错？嗯，能回答吗？我觉得好难回答哦。他刚提，就刚马老师刚你因为你所有的人自居道德的人。 不过昨天我就说，不管是八卦媒体，还是这些评论，还是这些很多人的意见，这里边都关键到一个，他首先认为婚外恋是错的，对吗？你犯错，所以你出丑，所以才有这一切，甚至于连这个文先生本人。 恐怕也不认为是对的。嗯，你知道，这是我真正忧虑的问题。 <laughs> 没有， <laughs> 我不忧虑。忧虑什么？可以告诉我们，还想知道啊。 <laughs> 不不不你你你你知道，这几天他们在他这个事儿啊，真的跟这个文章他们没有关系了。我认为这是社科院应该研究的一个问题。呃，你看，都是口诛笔伐呀，都发表文章。对。我看了，今天看了一个陈亚亚在网易上写的一篇论文一样的文章。 这个人写的文章啊，他他看着名字来说是个女的。嗯。这个人写的文章啊，所有的人都在骂，就说她好像是个主张男尊女卑的。嗯。可是其实不是，这个人写的文章，她是个女权。我认为她是个女权主义。她是个已经，你看她说的就是人权高于婚姻权。在谈论这个问题之前，我希望能对婚姻达成一个基本共识。也就是说，婚姻作为一种契约呀。 只对订约的双方有约束力，而且这个约束力是有限的。比方说，什么叫人权大于婚姻权？好，人权，咱们觉得咱们的这个性学导师李银河就说过，作为一个人，一个成年人，你有主宰你肉体的权利，你有使用你身体的权利，这个当然包括咱俩一块儿使用身体的权利， <laughs> 对吗？这是人权。好，你看啊，他这儿说。 我们便必须承认一个常识：婚姻无法限制个人的感情以及身体的自由，嗯，只能迫使其在经济上做出一定的补偿，比如出轨方是离婚中的过错方，在财产分割中有所体现，呃，这个或者对前妻尽抚养义务。婚姻能做的只有这些，其他的必须通过协商达成。但是因为传统文化的影响，人们对婚姻往往有过高的期待，对吧？ 但是你看他这儿说的，很多人就骂他。他说，事实是一对一的关系不能满足多数人的需求，包括情感和性。 人为什么会出轨？根本原因不再缺少法律和道德的牵制，而是出轨带来的愉悦感在婚内感受不到。 <laughs> 他说，显而易见，没有任何法律和道德可以强迫某个人只跟妻子做爱，而且还必须要爱她。这不但在道理上没有依据，在实践中也没法操作。如果女方对此不满，唯一的选择是离婚。你看他讲了一通，他讲到最后，他的他的这个意思是什么？ 他说：“姚笛失联了，你们知道吗？”嗯，对，对吧？这个第三，这个这个这个就所谓的这个这个第三者，他这篇论文讲的这个意思是说啊。 过去包括中国人的文化当中都说这个第三者你不是好东西，对吧？老公固然男方有错，就是你不是好东西。但是他他恰恰他的认为啊，他是这种我觉得就非常理性了。他就说，我就觉得他一定看了我们节目看好多，所以听了我讲了 <laughs> 一百遍，基本上就是我讲了一百遍的事情对，我知道你听了就高兴，你想找他，我有他电话， <laughs> 你叫他打给我，我要 <laughs> 拿拿版权费。就是说啊，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两人的婚姻，你们俩的契约。 你们俩有遵守的义务，如果谁违约了，你比如说你违反承诺，那是你你对他道歉吧。但是如果我是第三者，哎所所谓的小三，如果我是第三者，我没有什么义务去尊重你们的契约，你明白吗？他的这个这个意思，就是法律上，你你我我我我也没有什么什么什么义务。没错，文涛，所以像这种事情啊，我觉得每一次出现这种事情，我感觉是说，这种事情有两个错误。 第一个是说，哦，假如你毁了约，我们从合约精神来说，我们必须说那是错的。当然，那个错的定义不是那个我们一般想的宗教上面的罪哈，那个是宗教的问题。假如来回到人间哈世界的角度来看，那是错的。你毁了约了嘛？等于我跟你借了钱，我不还，我是错的。我们可以种种法律问题来解决等等哈。那第二个错呢，在于说，呃呃，那。 错了，我们怎么样来回应这个错？去一下广告，再接着讲。等一下一定要给我讲。对对对， <laughs> 广告时候我把陈亚亚电话给。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看你的陈亚亚说呀。 他说：“这个正如马伊琍所言，恋爱容易，婚姻不易，这一点对男人也成立。哎，作家小仲马，我都不知道说过这么句话。 <laughs> 小仲马说，婚姻的锁链是如此沉重，乃至于必须靠两个人才能承担得起，有时候得靠三个人。 <laughs> <laughs> 无独无无独有偶，罗素知道吗？最大哲学家啊，罗素也讲过类似的话：一生中从来没有婚外恋是不可能的。” 如果不把这个前提考虑进去，就无法认识到对出轨方的过激谴责、某些权益的剥夺是不合理的。然后他下边提出的问题啊，就说婚姻在保护女性吗？他认为不是。第一个，他认为啊，这个姚笛的权益谁来保护？可能有人说姚笛，你你有什么权利要保护的？他的意思是说，国内有这样的判例：一个男人跟妻子啊分居了多年。 晚年生活全靠同居女友在照顾，但是他死了之后呢，他的妻子把财产全部拿走，同居女友什么都没有，所以同这这这第三者得不到保护，这个权益。他说，婚内女性的权益保护也很有限，因为在中国国内啊，出轨的成本并不高，不足以约束到多数男性的行为，你知道吗？所以说，更糟的是，因为性别不平等的存在，婚姻虽然难以约束男的。 但却有效的约束了女的，所以说呢，这个离婚成本的高昂，女性付出更多，却遭到更多限制。老公出了轨，女人往往不得不妥协。这种郁闷痛苦的心态，正是很多已婚女性激愤打三的。什么叫激愤打三呢？打三， <laughs> 哦，打三，激愤打三的深层心理原因。所以他就说。 这个因为不敢或无法对抗男人或这个权力机制，所以就找跟自己一样容易受伤害的人来进攻。嗯，你的评论怎么样？ <laughs> 没有，那当然了。所以，我我们有一句话说哈，一个呃，一个男人啊哈，他要成为一个真的要解放的话，他一定需要成为一个女性主义者。 为了怎么说呢？他争取女性的独立，经济上面独立，精神上面、心理上面。因为刚说的种种情况啊，很多女人她没办法不选择婚姻，因为所谓女人是，我们想也不要只想着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香港啊，像伟杰的这么事业有成，你前面的桌上放在你的 options，你的选项选择很多嘛。 你可以晚不晚，那对很多其他的女人来说，她没有办法，她能了，天，她没有办法。如果说她离开这个婚姻，她可没有办法保护她自己，她可能无以为最后的安全网。但我觉得可能帮她解放，但我觉得也有可能跟就是我们的文历史文化有关系。 就是我们觉得说结婚是两家人的事情，所以当他在面临这件事情的时候，也许男女双方他们是讲好，当可能婚前就已经讲好协议，可能有婚前协议，但是因为顾虑到家人的关系，可能家人就会后面出主意啊，等等的。可是我们如果去看西方的话，西方可能就没有像这样，他真的会觉得结婚就是我跟你两个人的事情，我跟你谈好就好了，就后面的家人给的意见或者说那个家庭的压力反倒是比较小一点。那我问你啊，你就你也是一个女人，很很多女。 就是你要这个移移情，假如你是马伊琍的话，完全的同样的情况啊，你会像他这样做吗？你说或者说你会怎么做？且行且珍惜之类的， <laughs> 是不是？ <laughs> 我可能会。 就太多因素了，因为他们在当中又牵涉到小孩，又是荧幕情侣，又是什么的。如果今天是我，我可能会回头来看说，如果今天发生这件事情，我还会不会原谅他？对。如果说我今天是我觉得我一辈子没办法原谅他，我很怕有每天每次那个八卦杂志就会把我们放在格子里面评比哒哒哒，只要有人出轨，我们就要被放安。如果我没有办法容忍这件事情的话，也许我就会走不下去。可是如果换个角度，我今天觉得说，这只是这只是两个人婚姻之中的一段插曲。 或者说一个人的话，那我也许我会觉得说，OK，那我们就讲好一个协议或者是什么的，继续往下走。所以我觉得，当真的最后大家骂再多或呃什么呃讲再多的话，其实最后都是回到最后这两个人他决定说要不要走或要不要留，就这样。子。甚至你更正面来看嘛，他只有爱过别人，才能懂得我的好。 真的， <laughs> 哎，这是对啊。那除了说，因为可能别人知道他懂得他的好人。那除了因为有两个理由，一个可能那个小三还是比你差，他最后才觉得嗯，还是家里那个比较好，那是可能的。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爱情是可以学习的，或者说爱情这个能力很好玩啊，经常有一种保守的逻辑，好像爱情就是一杯水，你给别人多喝了一口了，我就少喝了，所以不行，我要什么？哈？不是的。 爱情有时候是你爱的越多，你爱的能力越大、越强。他回家爱的老婆更懂得爱，更懂得爱的意思不是说内疚啊，不是说哎 <laughs> 我在外面 <laughs> 不是，那是一般女人的看法。哎呀，你呃乱搞，回来买个钻戒，买个玫瑰，不是。当我在外面，我学习了，我爱了。所谓外面当然也是个假设，家里是里面的概念哈。 整体来说，应该是我的生命里面，我有不同的爱的体验。其实我爱的能力越强，我以后不仅更懂得爱你，我更懂得爱文涛，更懂得爱其他任何人。那个爱不仅是男女的爱嘛，哈，对，更懂得体贴等等。嗯，我觉得要从这个角度来看。所以就是说，婚外恋到底是对还是错？嗯，我觉得我的答案没有错。我的答案是什么呢？他或对或错。 不能一概而论，就是婚外恋是对还是错，不能一概而论。因为你要是一概而论的话呀，你就是抹杀了无数个不同的故事当中不同的人呐，对吗？对，这这谁的情况都不一样。你比如说，呃，像上一次我们还讲到，就是说现在语言上。 其实，哎，我们真的是女性主义者。我跟你说，又婷，你看，伟 <laughs> 杰，伟杰 <laughs> 嘴里说的女性主义者，真的。然后一直到最后第八百两千万之下，完了完了完了，这下还女性的，真的。哎， <laughs> 算了算了，伟杰，他是伟杰，我现在就会自备一个名牌包。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再见。 伟杰 <laughs> 啊，哎，嘉辉，我我后来发现我跟文涛还是有共通的地方哈， <laughs> 我完全同意他说婚外情哈，我们叫你们叫婚外恋哈，不能一概而论。 可以是错，可以是对，哈。假如我老婆有婚外恋，这是错； <laughs> 我有婚外恋，这是对。还得看对谁。现代你的 <laughs> 角色是哪一个？而且还得看对谁，这也不能一概而论。有的是他对他老婆有错，可他对对他爹他娘没错，对吧？有的呢，你看像明星，他可能他对公众有某种错，对吧？但是呢。 他不见得是对谁 <laughs> 有就有对对八卦媒体就有错等等，他就看对谁。文涛收回我刚说的，要看你什么叫错的定义。假如是假如说结婚，那婚姻是说一对一的嘛？好，OK，婚姻这个合约这个游戏，那你玩了这个游戏，你选择玩了这个游戏，OK，那你违反了。 那就就这个游戏来说，当然是错的。是他找我吗？那个陈陈陈陈亚怡小姐，对，当然是错的。OK，这个部分问题那种错，我刚说了，不是我们概念上觉得说，哎呀，很罪恶的性，那罪恶哈，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好了，就算他有错了，问题是我们一般人，不管是他的身边的人，还是他爸妈，还是我们无关痛痒的人，怎么样来看待跟回应这个错？ OK，那所以我一直说，经常看到一些荒谬的言论哈。我刚说两个错就是这样子，OK，他违反了那个那个合约，婚姻合约，OK，那是错的。问题是 so what？假如他们老婆不介意，或者说他们的自己摆平了，so what？那那干你什么事？那你们回应这种错的态度，才真的是更大的错。 更糟糕的。你的意思，他不该认错。啊不，他也是不该认错。我说一般的人的评论啊，评论，其他人评论嘛，就说他怎么罪恶、小三很差，那个文章很差。其实做这种评论的人本身的错，比他所谓的婚外恋的错。 更大哈，真的，我想到这个不是以前这圣经上有说，就是有一个这个丢石头的这个故事嘛，对不对？就说每个叫千夫所指，每个人都觉得她是一个妓女，她应该大家都可以拿石头丢她。但是在最后的时候，大大家都要去评量，说你有没有那个，你真的是道德的一百分，或者说你有可以站在这么高的点去决呃决定别人是对或错。所以我觉得，如果以现代女性来说，我觉得因为可能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婚姻关系是可能要以夫为天，所以我觉得应该学习就西方一些概念，比如说我们是合约制讲好。 觉得你今天是谁出轨，我们怎么分？就是虽然有一种丑话说在前面，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说真的合约是未来的走向，不干嘛？我觉得这也。未。那好啊，定了合约。接下来为您播出《文明启示录》。 <laughs>